大神指点迷津，嗯，好迷茫啊！大神指点迷津，早你好，我是 Joss 慧敏。这个单元呢是特别为森森学子而设的，我们找到了一些不同行业的专家，还有学长学姐给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好好的为新一代指点迷津。今天我们就来请教这位大神，我们有邱爱婷律师。 说到律师的这一个职业呢，很多人都会考虑到口条好是不是唯一的条件呢？OK，记性跟口条好是不是必要呢？你问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次要，因为其实记性好呢是在你读书的时候呢，因为你需要读很多的这个 law book，你需要记性好去记这些条文来进行考试。那么当你成为律师的时候呢，你是可以带着你这些所谓的这些书本嘛，去到法庭去参考。所以记性好呢，不是说很重要。那么口条那一方面呢，你不是说特别要厉害讲。 哦，只要你可以把你知道的法律的这个条文呢，很明确的表达给这个法庭，或是给你的顾客知道的话呢，就没有问题了。不一定要滔滔不绝的才可以做律师。 读法律这一科的这个上课内容，还有整个课程的结构又是如何的？OK，像我本身呢，我是在本地大学读 law 的，我是读了四年。那么在本地大学读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课程呢是受到所谓的律师工会给承认的，那么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机构也承认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不用特地的再去考所谓的这个 bar exam 来过关，或者考所谓的一个 CLP。我们读了四年过后呢，我们只是需要去到这个律师楼呢去实习一个九个月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了律师。那么今天相反的，如果你是在这个。 私家的这个些 college 去读的话呢，那么你是读三年的这个 degree，那么最后一年的时候呢，你需要去读一个，咱 m 叫做 CLP。如果你是选择在本地读，那么这个 CLP 呢，如果你 fail 的话嘞，你就不能开始进行这个实习，所以你一定要 pass 这个 CLP 先。 那有些人呢，可能他们会出国去读法律，呃，尤其是英国那里嘛，英国那里的法律跟这里可能有接近的地方，但是应该也有不一样的，是不是也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考试呢？OK，我们马来西亚呢，我们以前我们是英国殖民地，可是即使我们是英国殖民地都好呢，其实法律确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读英国的 law 回来都好，你都要重读马来西亚的 law，你不是说必你一定要读，可是你自己一定要读来做 preparation。那么今天如果说呢，你在本地读了一般，你去国外读还是你自己去国外读的好呢？你。 就有两种选择，一，你去读 BSM，你考了 BSM 过后呢，你回来呢，你自然而然呢，你就可以进去去实习了。那么如果是想说你去国外读书，那么你觉得 BSM 太贵，因为 BSM 是有可能去到一个两百千左右的价钱，那么你觉得很贵的话，你就要跑回来马来西亚，一样的去考这个 CLP，而这个 CLP 你过关了过后，你才可以去实习。基本上来说呢，当你读我国的这个政府机构的大学，跟私人的机构的这个学院或者是大学的分别。 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留守大神指点迷津。同样的会有邱爱婷律师的分享。多谢大神指点。